课文四，这个笔记本电脑我去年买的时候要五千块左右，现在便宜多了。我想把这个电脑卖了，再买一个更好的。现在我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看电子邮件。 我已经很少写信，也很少用笔写字，已经习惯用电脑来学习和工作了。哪一天突然没有了电脑，我们怎么办呢？生词：笔记本电脑、电子邮件、习惯。